课文一，在教室。大山，你和马可谁个子高？马可比我高，我比马可矮一点儿。那你们谁大？我比马可大两岁。你们谁的汉语说的更好？马可比我说的好一些，我的汉语没有他好。生词。 个子矮。